大神指点迷津，嗯，好迷茫啊！大神指点迷津，早安，你好，我是易杰。今天现场有一位来自精算界的大神，我们欢迎精算师有苏怡芳。讲到精算师这个行业哦，给人的感觉就是每天算个不停，算啊算啊算啊算。这个是一个迷思吗？还是你们的工作确实就是除了算之外就是算？ 呃，确实，我们其实每天跟数字是离不开关系的。但是，可能除了算之外，可能更多我们注重的可能是在于分析数据跟评估风险。那当然，呃，你讲说是不是看数字呢？那无可否认，确实你每天的工作是得看数字。只是在于你是算还是你是去分析那部分。那我觉得，反而精算师的话，我们更多是在于分析数据那一块。 听起来好像和大数据师有一点关联吗？还是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对，因为我们比较注重的是风险评估。Data analysis 来讲，他们可能就是什么数据他们都可以处理。那我们这个行业呢，可能比较注重的就是大家熟悉的保险行业，或者是金融行业，或者是一些相关的这些 financial derivative 的一些行业之类的。所以不会说是每个行业都会有精算师，但是如果大数据师，可能他们就是每个行业都可以涉猎。 所以要念精算系的话，一定数学一定要好。鼓励建议最好是， <laughs> 对，因为基本上如果你数学不好的话，其实相当辛苦了。 读这个精算学里面的一些课程的内容包括些什么呢？看不同的大学有不同的设计啦。就我那个时候那个年代的大学课程设计的话，一开始的第一年比较多是数学类的，那些 calculus 啊、probability 啊等等之类那可能第二年就开始比较多一些比较有精算相关的，可能有一些 life contingency 啊等等之类的这种 financial mathematics。然后到第三年可能就会比较再专一点，可能就也读一些 introduction，读 econs 啊、insurance 啊、finance 啊等等之类。整个课程的设计都还是数学跟金融这一块的一个结合。 刚才你提到 second year 有一个 life contingency，可以稍微再解释一下里面的内容是什么吗？我们算保费嘛，举个例嘛，好像今天我作为一个个体的话，那可能我会预测说，哎，你这个人是一个女生，多少岁？你平均寿命来讲你是多少年？现在你来投保的话，那你的风险是多少？就包括你的 health condition 啊，你的这个你有没有抽烟啊，你的一些等等之类的，那我们会做这些 assessment。那 life contingency 它主要就是一个数学模式吧，就去做这些评估跟这些算计的。如果我要做 NED，那怎么算？呃，我出 存保费十年，我要给回你 dividend 十年。那现在我得收你多少钱是足够这个 cash flow？这是一个例子，所以它大概是在算这个概念。 精算这个科系，它包括什么样的分支啊？如果计算保费的话是 pricing actuary，那我们有 valuation actuaries，我们现在有 actuarial auditing，也有一些 consultation 的 job 啦。所以现在来讲说，精算没有过去二十年的比较古板。过去可能我们大家觉得一毕业你就非得要去保险公司啊去做这种类似呃计算保费，或是可能做一些 valuation 的工作。那现在可能可以去比较多不同的行业。那保险公司本身它也除了我们了解的这些保险公司之外，可能我们也有 reinsurance 就再保公司，那可能还有 r e t i n s u r a n r e 就是 再保公司的再保公司， <laughs> 所以他他还有一些比较细分的，有一些同事他们可能现在在银行呃相关的一些行业做 r i s k m a n a g e m e n t 那现在我们也有一些 auditing 是做 actual auditing，这些都是可能精算毕业出来可以从事的一些相关的工作。谢谢怡芳的指点，明天还有更多疑问需要你的解答，我们明天再聊。多谢大神指点。